德国战败，一战结束。转过来年儿，一九一九年的二月啊，在这个大文豪歌德、席勒什么大音乐家李斯特的故乡德国的小城魏玛，通过了宪法，成立了魏玛共和国。啊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共和国的尝试啊！这个魏玛共和国呀，它的国旗是这个跟帝国时代不同，帝国时代的国旗呢是黑白红。 共和国的国旗是黑金红，今天的德国也是这个黑金红三色旗啊。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，今天的德国实际上就是当年魏玛共和国的复兴。其实特别有意思，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存在共和党人的共和国，德国一直是帝制啊啊，咱们讲就是第二帝国，德意志帝国是吧？它也是最盛产君主的。 国家是吧？除了皇帝之外，底下还有四个国王是吧？这个六个大公、七个公爵，好多这些个这个国家呢是吧？哎，所以他最盛产这个君主。那么一战之后，他选择这个共和制，不是大众民主意识有提高了，而是在帝制崩溃之后，一种对西方强国政体无可奈何的机械模仿。没有皇帝了，对吧？那怎么办？谁当老大呀？ 啊，学谁呀？哦，学美国吧。那选一总统吧。法国也是有总统，那咱也选一个吧。魏玛共和国一成立，干上一件恶心事儿。啥事儿呢？巴黎和会，一战按照原来中国的教科书上讲，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是吧？哎，京巴跟贵妇在人啃，啃啊。打完了你得分赃啊。这谁赢了这个啊？京巴赢了，京巴赢了，这这骨头归京巴啊，是吧？贵妇赢了归贵妇啊，是吧？你得瓜分战败国啊，得瓜分呐啊。 巴黎和会很有意思，五巨头，英法美日意啊，五国。但是呢，这个和会主要讨论欧洲问题，日本不感兴趣。你这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？那没劲啊。这个英法美意四国派来的都是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，美国总统、国务卿是吧？英国首相、外交大臣，法国总理、外交部长，意大利首相、外交部长。只有日本派来的是前首相和前外相，因为他对这事不感兴趣。 在会上讨论欧洲问题的时候，他也不说话，对吧？也不说话，对吧？跟那个《善恶图》里那个被打击了的话痨似的，是吧？一问，嗯嗯嗯嗯，不说话，所以被称为沉默的伙伴。但是，一说到中国山东问题，他就开始说话了，说的特别多。那涉及到他利益就开始发言啊。一般情况下不说，一说到山东，哎，不行，这我有话说，叨逼叨，叨逼叨，没完没了，是吧？ 实际上呢，这和会主要就是英法美意四国参与。意大利呢，在战争中的贡献是负的，是吧？这个这以后我们讲一战会讲啊，跟这个奥地利打了十二次伊松佐河会战，啊，无一成功，全部失败，啊，连国王都差点被人俘虏了。所以你贡献是负的呀，瓜分战利品得按战争贡献大小，你是负的，不把你瓜分了就不错了，啊你还要好处，是吧？这玩意儿没有啊，意大利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是吧？而且意大利呢，对德国也没兴趣，两国不挨着，隔这么老远，他主要对奥匈感兴趣，是吧？想要的领土都是在原来奥匈帝国亚德里亚海沿岸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他又说不上话，那他又说不上话，那怎么办？是吧？所以意大利首相奥兰多，因为这英法美啊不拿他当回事特别生气，是吧？你们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啊！太拿这个豆包不当干粮，拿武大郎不当神仙，是吧？一气之下。 就回去了，我不开了，这会我不开了啊！让你们知道知道我是谁，没人挽留是吧？说老奥走了，奥兰多走了，你以为你奥巴马啊，走了，这会开不成了。你哎，走吧。会上没有人知道这少一人，说这奥兰多走没人知道。那咱咱说说咱的，是吧？说这这这这谁少一人？那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是无所谓，把他筷子收了，就得得了，正好那个，无所谓，是吧？奥兰多就走您的，少一白吃饭的，省饭票了，刚上食堂啊，今今天晚上撤一菜，挺好啊，挺好。 是吧？他一回去，国内议会不干了。首相啊，你从巴黎带什么来了？他说我什么也没带回来。那他妈哥几个气我，我一生气我就回来了。议会不干了，那哪成啊？回去去去去，接着开去，对吧？你哪成？你得给我们意大利争回这个面子和荣誉。所以奥兰多首相撒马达拉眼子又回来了，回来也没有人表示惊喜，是吧？远接高迎没有？哎呦，您可回来了，等着您呢，没有，是吧？愿意走走。 怨多得多啊！第二天他又坐这儿开会，也没人说表示欢迎啊，就跟就跟他不存在，你就是浮云，对吧？你就是浮云。说哟，您回来了，哟，这这这这上筷子没有，自个儿自个儿带饭，自个儿带饭不管了啊！你那份已经撤了，你这编制，你这厨师编制撤销了，拿自个儿带饭。你们那不就是盛产披萨和意面吗？是吧？你那自个儿带饭。所以他的境遇跟他的国力特别相关啊！那你说英法美三国是挑头的吧？啊，这哥仨应该。 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块使吧。不是，最逗的就在这儿，任何一国都跟另外两国有矛盾，任何两国都可以联合起来对付剩下那一国啊！太乱了，我都说不清楚了，是吧？整个一连环套啊！举例子说吧，美国要谋求世界霸权，一八九四年我工业产量就世界第一了，我已经当了二十年老大了。 我不甘心再做欧洲小伙伴，由着你们欧洲人呼来唤去啊！你们不就嫌我英语说的难听吗？对吧？啊，不不不就嫌我有口音吗？对吧？现在应该以纽约音为标准英语了，对吧？不能以伦敦音和新德里音为标准英语，对吧？但是美国经济实力是老大，政治人家欧洲是 number one，尤其是美国军事实力就更瞎。 是吧？一九一七年参加一战，说是1917年参战，光训练就训练了一年多，是吧？不，没打过仗，原来只杀过北美野牛，打过印第安人，打过墨西哥，打过老莫，打过义和团，没打过别人，是吧？一九一八年才开始打，是吧？而且武器都是法国的，人家武器怎么都是法国的？你工业能力不是世界第一吗？ 工业能力世界第一，你都是生产福特汽车的，造坦克的需要改造生产线，是吧？所以它军事实力不行。与其说呀，美国出的是钢，在一战的时候，真不如说他出的是人啊，一百万棒小伙子上前线，是吧？他主要是出的是人，是吧？所以美国呢，其实有点像今天的欧盟和日本啊，有钱，但是没有军事实力。哎，多少年后风水轮流转。 欧盟、日本不灵了啊，所以美国就是我要世界霸权啊，美国想的很很宏大，整个世界都应该是我的。法国就想的很单纯，我没有美国那么大野心，我就要欧陆霸权，欧洲大陆应该都说法语。呃，德国最好被肢解，是吧？你最好回到俾斯麦统一德意志以前的混乱状态，你要能回到三十年战争的时候。 是吧？一千多个自由骑士领地，那太爽了，是吧？那太爽了。我们国家还能解决就业问题啊！外交官乐啊，一样派出一千多个大使，这多得呀！这个是吧？来，法国人民会感谢我们的，是吧？外交学院的那分会更高。英国呢，想的比较多啊。英国人你想称霸世界三百年啊，靠的就是俩字儿狡猾，是吧？长了毛比猴子精，退了毛比人精，是吧？所以英国人想的比较多，殖民霸权、海上霸权。 欧洲大陆的军事啊，那你看啊，这里边特别有意思了啊！美国要世界霸权，英法肯定不干。我你有你哪儿毕业的，是吧？牛津还是巴黎七大？的你哪儿毕业的？你一帮他妈野蛮人，是吧？原来谁上你们那儿？犯人才上你们那儿，对吧？那那那那都混不下去的才跑你们那儿，是吧？是吧？都是我们这儿什么伦伦敦、巴黎轮漂八漂上你那儿的，是吧？所以。 美国跟英法就有矛盾了，英法要联合起来对付美国。咱哥们开新大陆以后，他在哪儿呢？对吧？他那那没人，那只有野牛，对吧？哎，五百年来咱们哥们是中心，是吧？所以不行，得打这个北美野牛，压制牛仔。法国要欧陆霸权，是吧？要肢解德国，英国、美国就不干了。谁愿意欧洲大陆来一东方不败，不听我们的，是吧？法国。 那是欧洲大陆要当刺儿头，你不听英国的，不听美国的，英美就不干，是吧？英美又能联合起来对付法国。英国要海上霸权、殖民霸权，法国和美国又不干，凭什么呀？啊，凭什么海上归你啊？凭什么世界都是你殖民地啊？啊，所以你看，美国跟英法有矛盾，法国跟英美有矛盾，是吧？英国跟法美有矛盾，巴黎和会一开就是吵架，啊，为什么开这么长时间？吵架。 用老百姓讲话就是跟那扯淡、吵蛤蟆坑似的，鸡一嘴鸭一嘴，一人一把号，各吹各的调，狼上狗不上，就这些事儿。一九一九年一月的时候啊，这个魏玛共和国还没成立呢，人家和会召开了，地点呢在凡尔赛宫的静厅。为什么在这儿？想当年普法战争结束，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就跟这儿加冕的，对吧？你们看过我这个？ 寻迹这节目，那在德国，我专门讲过这个，那讲威廉一世老头儿胡子翘翘倍儿帅，是吧？要当德意志的皇帝，是吧？痞斯麦说不行，只能当德意志皇帝，哎，抢起来就就这事儿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跟这儿加冕的，哪跟这儿加冕的？法国总统勒布勒伦当时宣布巴黎和会开会，得意洋洋的说：“四十八年前，德意志帝国就诞生在这间大厅里，因为他生于不义，所以他死于耻辱。” 是吧？你明显看出来嘛，就是要报复，弄死你，嗯，弄死你。所以在这巴黎和会上，法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跟英国人争执啊，跟英国人争执，是吧？有一次，法国总理克里蒙梭，哥们儿号称老虎总理，你看他那照片，头发、眉毛、胡子全白了，长一块啊。欧洲人体毛比较发达，长一块啊，就指责这个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啊，骗子，一贯的说谎，是吧？劳合乔治就蹦起来了，你丫说谁呢？ 是吧？咔，一把就抓住法国总理的衣服，给我道歉，吧不然我抽你，你信不信？那这就很不礼貌了，是吧？克里蒙梭七十多奔八了，那奔八了。劳合乔治比法国总理岁数小多了嘛？劳合乔治当时五十多岁嘛，是吧？美国总统是伍德罗·威尔逊，美国唯一大学教授出身的总统，比较这个有风度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老哥俩，咱别别别。 别拽啊！一帮小弟看着呢，是吧？公开场合，咱别拽啊回去在酒店里，咱们打去，是吧？克里蒙梭跟劳合小主说，决斗，咱俩决斗，甭废话。你今天你今天揪我衣服了，我这个啊 L V 的，你赔。驴牌驴皮都揪破了，你得赔，是吧？咱咱俩咱俩决斗啊，决斗还踩我一脚，我这鞋爱马仕的，你赔，是吧？决斗，用手枪用剑都行。十九世纪初，政治家之间决斗的事儿就很少有了。 美国那个财长汉密尔顿十美元上印的那哥们儿是决斗死的，就没听说过还有谁决斗。但是他俩都已经说过的话，拒绝收回一个字儿，你就是骗子啊，你就是贼，是吧？你决斗，谁理你啊？就这个将在谋而不在勇，谁跟你斗？你是西楚霸王，我还不是韩信呢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汉王刘邦，我不跟你斗。还有一次，法国想要德国的萨尔盆地，那地方产煤嘛。 普法战争之后，原本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割让，现在德国战败，所以这俩地儿得还给法国。法国说不行，是吧？你在我地盘上占了五十年，跟我这糟蹋了五十年，我的酒你也喝了，是吧？我的矿你也挖了，我的姑娘你也睡了，我也得占你一块对吧？算作利息，对吧？你借了五十年钱，你还你不得利息吗？是吧？所以我要占萨尔那儿有煤，英国不乐意。 不愿意，法国实力太强。阿尔萨斯洛林有钢，你再弄了萨尔的煤，哇塞，那你这家重工业太发达，不干。克里蒙梭就拿着这个德国地图啊，绕世界就追这劳合乔治啊，把萨尔给我啊，就就这么点地儿，你看这么小，就这么小一萨尔，你给我不给我？一直追到厕所，那劳合乔治说：“我他妈上厕所，你们就甭甭废话，我得尿去上上厕所。”劳合乔治就上厕所了，克里蒙梭就追进去，劳合乔治就很不高兴。 正那抖呢，很不高兴，是吧？你没瞅我这尿尿呢吗？我这你是绅士不是啊？对吧？克里蒙梭说：“甭废话，我等着你，你必须答应把这块地儿给我。你要不答应，你甭尿，憋死你，你信吗？是吧？我瞅着你，我让你尿不出来，你信吗？是吧？你信吗？”所以他俩真是这个棋逢对手，是将遇良才。巴黎和会啊，讨论战争赔款的时候就更逗了。 这克里蒙梭要德国赔多少呢？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说了一个数啊，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。金马克呢，就是不贬值嘛，相当于价值一千三百二十亿马克的黄金。德国代表一听啊，气乐了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赔。为什么呢？您就是把我们砸吧砸吧卖了，您把我们每个德国人的骨髓都抽出来卖，也不值这个数。 所以你随便要，你要八千亿都没关系，我反正给不起，是吧？最后还是英国、美国打圆场啊，特别是美国啊，说这样吧，美国一分钱不要啊，因为我美国本土没被德国袭击啊，你呀让他先交二百亿，咱别杀鸡取卵、敲骨吸髓啊。可见呢，当时这个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啊，由由此可见一斑啊。 说白了，战胜国这么干啊，都是受国内舆论的影响啊。这些战胜国也是惨胜，死伤太重了，尤其是法国北部主战场，法军伤亡最重啊。而且呢，这个法德两国仇太大，五十年了，好不容易逮着了这个报复的机会，能不狠宰德国一刀吗？啊，最后在巴黎和会上啊，英法美三国你一刀我一刀他一刀，刀刀见血。 切出来了一个凡尔赛合约，但是这个合约最终给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的却不是真正的和平。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